锵锵三人行啊，首先还是欢迎李艾跳水归来， <laughs> 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嗯，但是李艾就说跳水节目如火如荼的啊，确实被但是被地震给打断了一下啊，这个发生了这么一个灾难。为什么我要一开头要说这个事儿啊？因为啊，我要想给你们放一段这个纪录片，但是我为什么给你们放这段纪录片呢？呃，因为啊，那天李栓科。 就地震那天啊，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李双科也是我的这个老朋友，在这讲。基本上我们都是外行，他就彻底把这个地震预报这事儿啊给否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癌症现在也是不治之症。嗯。但是为什么要有国家地震局呢？你总不能说我们不能有癌症研究中心吧？就是我们还在研究，但是就说地震预报能地震能预报，他认为。 也就是说，地震局的这个这个呃职能范围里头不存在地震预报的这一块，是吗？或者要存在的话，你也不能相信。哦哦。 <laughs> 那么，但是呢，他的观点播出来之后，这几天以来，我们也收到各界人士一些意见，就纷纷反对他，说他说的这个不对不对，说这个地震似乎是呃可以预报，那这就是个学术问题。嗯。所以呢。 我弄不太清楚，他可能呃说的是不能像天气预报预报的这么这么准吧，这个意思。还有我们那天不是，我不是读了《中国青年报》一篇东西嘛，也收到很多意见，有的是赞成，有的是反对的。呃，比较我那天可能误读了一下，他那个讲的是八级抗震九度，呃，七级抗震八八度什么设防，大概是这么，它那个烈度是以它那个烈度为准的。 那么有一些呢，就大概的意思有很多，呃，专家意思就是说，说我们现在房子盖得挺好的，说那篇文章这个好像意思不准，但是都没有具体的材料来反驳他讲的跟日本的那个建筑的比较。我想借个机会就说一下，说就算中青报那篇文章它里边有些数据值得讨论，现在人家关心。 这个汶川震后重建的房子，在这次地震中的情况，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，对不对？一方面是人命关天，这个；另外一方面，很多都是大家老百姓捐钱去的。嗯，你知道各地的人家钱都不是多的，人家省吃省用，捐了钱，关心这些房子在那里盖得怎么样。包括有些是香港、马来西亚捐钱去，他们都关心那些校舍盖得怎么样。 我觉得，所以我原则上，我虽然我不能保证《中青报》那篇报道就一定全部准确，嗯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有这样的声音还是好的。现在啊，就是也要不说这个微博这个网络时代哈，人民群众是意志高涨了，嗯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另一个问题也存在，呃，你像就是个红十字会啊， <laughs> 你知道这两天呢又出了个表弟，就是说红十字会的那个头头之一吧，赵白鸽，在这个灾区呢。 跟一个小伙子好像一块在吃面，对吧？结果被拍下来，拍下来就发现这小伙子这表啊，浪琴，浪琴表是吧？不是，就是上次弄表哥的那个时候啊，网上就出来了一个表业鉴定专家，嗯，说这人对手表爱好，然后据这边大家都信信服他，说有二十多万粉丝的就算是大 V 哈，大家都听大 V 的大 V 鉴定鉴定过了，说浪琴表， <laughs> 然后说哎，所以就出来了个表弟。 你知道红十字会现在啊，可是非常的紧张。嗯。这次也是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。最近红十字会发言人说，我们郭美美的事情要重新启动调查程序。你就知道他遭受了什么最近是吧？所以一碰见这个事儿啊，马上调查，调查还特当回事儿。说那个小伙子他不是表弟，他是《新京报》的记者，叫李超。 <laughs> 当时他正在采访赵白鸽，俩人一边吃方便面。 一边采访，而且呢，他的这块表是他的女朋友买给他的，才四百多块钱，也不是浪琴表。然后他女朋友出来就声明说：“你们这些个粉丝众多的这些个什么威啊，你们说话呀也要这个注意，对吧？我们明我明明是买给我男朋友的， <laughs> 四百多块钱啊。但是人家说了，说这个鉴定是浪琴表的这个事儿，可假如说转发是十万个的话，但是。” 这个大 V 后来又道歉，说我认错了的这个事儿，可能就转发了几千次。你看，像，你看，这就是你怎么说呢？像我就知道这是浪琴表，我都不知道后面有那个四百四百块钱的事情，我都不不晓得。对。但是我知道那个人不是红十字会的人，我这个我倒是知道，他是个记者，就是看到相关的报道，但是我没有看到说有解释这个表其实才四百块钱的这个报道，所以就看岔了。就是一个现在消息量特别大，但是通常都是负面的消息。 会被大家记忆的很深，嗯、然后就算是道歉或者是说改变这个把负面往好的引的那个消息，你基本上都会是看不见。以后索性就规定吧，各级干部一律戴假表，或者别戴好了。 <laughs> 对啊，现在不是说也出来个表白哥吗？哎，什么叫表白哥呢？就是他出席活动的时候，他就不戴表了，然后那个表就是他这个戴表的地方是白的。 <laughs> <laughs> 这叫不？你的问题是你戴了两个表啊。 啊，我啊啊！你看，你这个 <laughs> 啊，你带了两个表啊，要查大家鉴定一下，我这个是什么表？啊， <laughs> 真的真的啊，我这个什么都不是。所以啊，你就说这个，我就说这个地震，人类现在啊，你都弄它不清，嗯，而且呢，就说很多的这种灾难，我觉得啊。 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大自然的这个力量。嗯。而且最近哎，也不是最近了，很早以前就有一个世界有名的一部纪录片。这个纪录片花了老钱了拍，叫《巴瑞卡》。巴瑞卡大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咱们翻译成“天旋地转”嘛，啊，天旋好像就是他就拍用一种神迹的这种感觉啊，去拍世界上很多现象，很多现象，包括这个大自然，包括宗教，包括这种。 灵，你这哎，你说起这灵，我最近还跟您说一事儿。要不说那个跳水那个，咱没说。香港《东方日报》多爱八卦呀。嗯。你知道《东方日报》现在登出来照片啊？说那个跳水馆里啊，有一个明星们跳水的时候，身边出现了小女孩的影子。哎，这个事儿我真是问过，这个事儿我还也都也就也是打电话给黄健翔问的， <laughs> 他说根本没有这事儿。他说那个一直就是有。有他敢说吗？ 啊，好吧。好，你说你说。反正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位置是一直有人的，就是就是，如果是在在那个什么，他就必须得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的，是一个是个什么岗位，好像是个。他说的那个什么什么，那个图片你放大了，你看不出是个小女孩，能看出是个小女孩来吗？就是个人嘛，那里有个人嘛，是吧？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呃，是一个工作人员应该在的地方，是吗？套用一段段子来形容你们刚才的对话，就叫学术之美。 在于一头雾水。 <laughs> 文艺之美就是劝人出轨， <laughs> 女人之美就是呃爱的什么什么吃，就是呃怎么来说啊呃吃的什么无怨无悔。嗯。男人之美就是撒谎撒的白日见鬼。白 <laughs> 哎，对我就是男人之美了。刚才撒谎撒的白日见鬼。哎，但是这个鬼神呢？ 这个你看，咱们这孔子啊，这是敬敬鬼神而远之嘛，就是就是不谈这个。可是你知道，你你知道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讲吗？嗯，因为啊，实际上孔子在他当时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啊，你想孔子为什么了不起啊？他不与怪力乱神，他是什么态度啊？他当时生活在一个泛神论的社会里，这个鬼神迷信信仰是非常重的。但是孔子。 你感觉有没有点觉醒者的意思？孔子不与怪力乱神，那他是态度。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？我就是说这段片子里边啊，他有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，是不是东南亚或者是印尼啊，有这种宗教仪式。宗教仪式，这种宗教仪式呢，这部纪录片呢，他就把这个宗教仪式和大自然的这种壮观的感觉、大自然的力量啊，我觉得拍的挺有感觉。所以呢。 我就是说，我给你们放一段，可以看看这个宗教仪式也挺有意思，你可以看看。 <laughs> 咱们还是要这个学习科学， <laughs> 相信科学哈。说到科学，徐老师有一个跟你们大学有关的一个新闻，一个问题。你说北大是干什么的？现在出现了一个争议，就是他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？这个争议是什么呢？有一个人呢，衣锦还孝， <laughs> 他说衣锦还孝个衣锦还孝的这个人呢是干什么的？李爱说说，他是在他们的老家卖猪肉的。 然后他是北大毕业的，而且还不是说最近几年毕业，是那种老牌的跟生。我差不多一届。对对对对，比较老牌的北大毕业生。然后回老家之后，本来还想说混个公务员当当，结果好像也没干好，然后最后就变成卖猪肉的了。但他就被北大请回去做演讲，好像是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我对不起我的母校，反正好像是我给我的母校抹黑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。丢了脸。丢了脸。抹了黑。 他就觉得卖猪肉这件事儿给北大抹黑了，然后这件事儿好像在网上也挺多争论的，就说什么卖猪肉怎么了？卖猪肉也是正当职业啊！你怎么觉得卖猪肉？你的意思是说卖卖猪肉他这个是低等的职业什么？类似于这种。然后，但是他其实卖猪肉卖的还挺好的哈。那他他卖成总经理还是 CEO？他卖成老板了。对对对对对。他他说了一个事儿哈，他是这么他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的。他说他说像卖猪肉的，其实没有上过高等学院的人也可以干。 那我上完这个高等学府，我花了这么多时间，学了这么多知识知识，回来以后还接着卖猪肉，他觉得这就浪费了资源，浪费了时间，浪费了精力，他就觉得就是就是一种辜负，这是他的理论啊。就当年考大学的时候，是西安那边有个长安县，他是文科状元，但是他这个呃，其实是两次引起新闻，一次是差不多十年前。 就是人家发现，对对对，有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在那里卖猪肉，开了一家店叫眼镜肉店，就是他戴眼镜，嗯，那个是一个新闻。那么其实他呃卖肉的时间很短，他其实之前就是找各种各样的工作，呃那个事情被报道了以后呢，他也并不怎么卖了，他那个店也关了，他又去做又去做别的公务员去了，对公务员对对对。 所以他图书馆哎，图书馆对了，去图书馆去了。那么最近一次的热点就是你们刚才说的，就是他回来，尤其是他说他这个卖肉是对北大的一个一个一个羞耻，一个抹黑。我觉得刚才他讲的那个话哈，就是说，我觉得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错。嗯。就是他不是他一个人了，他反映了一个中国的，我这样的人也见过太多了，就是中国过去的人读书。 是为了科举制度，嗯，读书就为了做人上人，对，所以我读了好的学校以后，我要是还做普通人，那就我对不起这个科举制度了，嗯，我也对不起我的父母了。在乡下，越乡下的地方越有这样的概念，他基本上也是这个概念，嗯，而这个概念以现代的概念来讲呢，肯定是不对的，因为很简单，如果说现在你哈佛毕业、呃剑桥毕业的人回来说，回到家里说我不洗碗了。 为什么洗碗不读哈佛的人也能洗碗呢？要我这个读了哈佛的人来洗碗，那 <laughs> 这个肯定被被老婆这个 <laughs> 被老婆笑死了。对对，而且讲出来连小孩都要笑他了。我不抱小孩了， <laughs> 这个小孩这个我需要我这样高等教育的。你有受了高等教育的做的事情你要做，但是普通人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做。嗯。所以这个是呃更大的问题是在他后面讲的这番话。 就但是这样的人是很普遍的，很普遍，我碰到过很多。就李爱，你是学什么的？我是学工商管理的。其实我现在干的这些事儿也跟工商管理的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有关系。其实我我有点理解他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比如我读书的时候。 那个时候啊，如果我成绩好，就是所谓成绩好，就是你的分儿，你考的分儿高，就有点像现在的有钱人的那种，就是所谓那种很有钱人不可一世的那种状态。因为我也看了柴静对他的采访的那个文章哈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原来读书的时候，因为他是班里头成绩最好的，而且好的不是一点点，好很多，就像现在有钱人比别人有钱，有钱的不是一点点的那种状态，他就特别的拽。 他的外号叫做什么来的？反正就意思是说夜郎，对，他的外号是夜郎，就是自大的意思。对，就是说他很自大，但他也觉得这是很威风的事情。那我有本钱自大呀。嗯。那我印象中就是我读书的时候，其实我成绩也不错，我全班前五名吧。但是我们班是重点班，那相当于就是全级前五名。哎呦。那那那成绩不错的情况下呢，我也有点那样，就是其实现在想想，同学老师惯的，但我不是赖他们哈。但是这这个确实是，你比如说我不写作业，我上课讲话。 啊，我我违反一点小的纪律，不是大纪律哈，违反违反一点小纪律，老师不不会责怪你的。但同样跟我一样违反这种小纪律的，比如说上课讲话哈，比如说我跟你讲话，你成绩差，我成绩好，老师只骂你，不会骂我。嗯。而且老师骂的是说，那他你可能会不不不服气啊，说那李爱聊我说话的，李爱先找我说话，说李爱人家成绩好，你能跟人家比吗？ 其实就根植于我们中国过去的那个科举制度，造成了一种秀才心理。嗯，这种秀才心理就是我我读书读得好，我比你聪明，我考得好了，我就是有点人上人这样，而且我应该得到这个，这个其实是非常普遍，但是我自己觉得不太好。对，当然不好了。我们不能说我们身上完全没有啊，我们都很难说哈。嗯。但是这是我们教育的一个问题。当然非常不好了，这种。人，但是我觉得啊，人真的是不平等的。 就是我坦率的说，人权、人格、平等，这个是桌面上说的话。嗯，但是呢，有才的人，你好比我觉得我的族里就是这样啊，我我我我觉得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啊，那我觉得你有才能，或者你你你干活干得好，我就是对你多一份偏爱啊。那有很多这这种偏爱会影响到很多具体的待遇或者机会等等方面，这这。 就是会的，就有的时候甚至于你看有有这种很敏感的问题，比如说啊，你记得顾城吗？当年著名诗人顾城，他涉嫌，但是具体故事，我认为这个很诡异，不太清楚啊。至少当年公开的新闻涉嫌杀妻，然后自杀。如果这样一个人是一个一般人，你们就觉得他是个丧尽天良的，他是个什么？就但是你看是顾城，我们都觉得。 唏嘘，你这这个词，我们觉得唏嘘。这个里边呢，你不承认也不行，他就是有一点不一样。你比如说，你我我再举个毕加索，嗯，毕加索，你知道很多女人很很讨厌他的，嗯，毕加索要是没有成就啊，这在咱们中国人眼里这就是个流氓，玩弄女人，这个这样的这个自私自利是吧？只是想着自己，人品这么样的败坏。可是呢，可是呢，他是毕加索。 但这里有两个区别嗯，一个是天才跟一般的秀才的区别， <laughs> 啊，你是第二个是主观跟客观，嗯，就是说别人可以因为你有才，人家对你放松一点，你迟到一点，你摇摇手指，你带个什么东西不讲究，可是你自己不能这么想，你自己不能因为我有点才，我觉得有点才，因此我就可以欺负一点别人，我就可以迟到，我就可以普通的事情不做，回到底就是我们以前讲过一句话，你要做人物啊。 先得做人，嗯，你要没有做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训练跟情操训练的话，你做出人物也很可怕。就是说，而现在的问题是，从小的秀才到考上一个北大的普通大学生，都觉得自己是人物了。 因此，人的基本的责任都可以不不要。所以就很容易受挫折，而且不容易从挫折里头就是站起来。嗯。因为比如说，我就觉得我一到大学，我马上因为你环境一变。因为说实话啊，读高中的时候，你成绩好，什么老师真的让你三分，因为你你的考试成绩不由他来决定。你大学考大学的分又不是他来改，但你上大学就不同了。 你就发现一下子，你的这个原来你以为自己成绩好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的那种那种特权，马上就没有了。那位也是，那位也是到了大到了北大以后，成绩就非常低了。对，对啊。你你说的这个正好，这个卖猪肉这校友啊，他有个观察。我咱们广告之后，我跟你说说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这卖猪肉的这个叫陆步轩嘛，他就说，他说我觉得有种现象，学校里啊，学习好的孩子。 走到社会没出息，调皮捣蛋的孩子走到社会上啊，却混得好。但是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？他说呀，你在学校里学习好的这个孩子啊，听到的都是老师家长的赞美；走上社会，你脸皮儿薄啊，你受不了挫折。那不好好学习的孩子啊，经常的被挨骂嘛、罚站嘛，弄得就脸皮也厚，没皮没脸。但是呢，走上社会之后，人家骂他一句，领导训他一顿，他笑笑就没事了。 这种人反而百折不挠，哎，好像有点道理。这也你说，所以卖呃猪肉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吸引大家眼球。这个而且现在的新闻传媒的用的方法叫“北大屠夫”，那更加 <laughs> 是更加 <laughs> 更加搞的就是 <laughs> 更加搞成这种吸引眼球。但其实你仔细看他的人生故事，卖猪肉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段。嗯，以从真的卖猪肉的人，假如我们都是卖猪肉同行的来说。 你这个北大的牌子可跟你一直在用啊，你卖肉你都叫眼镜铺啊，他卖肉钱都赚的比别人多啊，你一直在用北大这个资学术资源呢。哎，北大应该跟他要钱是吧你明白没有？所以这个隐形的隐形的这个资源哈，一直在用啊。你看到今天我们还在谈论他。 中国有多少卖肉的人？他们可能比他苦的多了。只是因为没有北大，他们就没上过北大，我还我还看他那个采访里头说到一个段子，就不是一个一个他的人生一个段落，就是他好像跟那个就是城管和管管理菜市场的人有些争执，然后人家把他的东西都给收走了。后来一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的。 就给他还回来了。就人人们其实，特别是在他的那个家乡里头，对于这样子的知识分子，还是心怀你不管是敬意也好，还是同情也好，最起码他是在这个事情上，他有特权的。数千年的科举制度啊，它也有好的地方，就使得中华民族啊，普遍的社会就是对知识、对才能那种爱，爱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有时候甚至是就是害了这些人，哎，使得你觉得你是跟与众不同，这可。 可能也是真的，就是你上过大学的，你知道我这一届，我的很多同学分到韶关钢铁厂啊，这个翻砂工，但是呢，混了几年之后，参加职工演讲比赛，又回到了报社工作，这说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嘛。所以这世上没有 <laughs> 怀才不遇这件事儿，是吧？主要是看你怀什么样的才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示 <laughs> 录》。所以看来当屠夫都得去北大，你才有前途嘛。